我儿，你也常去卖血。来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那黄酒给我温一温。我这里不让你卖血，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啊。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卖了血都没有吃炒菜。所以啊，这一天许三观走在街上时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 那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。请听余华的长篇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由仲维维演播。许三观被来喜、来顺兄弟俩挤在中间。 他们两个人的肩膀都压着他的肩膀，过了一会儿，他们的腿也架到了他的腿上，再过一会儿，他们的胳膊也放到了许三观的胸口了。许三观就这样躺着，被两个人压着。他听到河水在船外流动，声音极其清晰。 连水珠溅起的声音都能听到，他觉得自己就像是睡在河水中间，河水在他的耳边刷刷的流过去，让他很长时间都睡不着。于是，他就去想一乐，一乐在上海的医院里不知道怎么样了，他还去想了许玉兰。 想了躺在家里的二乐和守护着二乐的三乐，许三观在窄小的船舱里睡了几个晚上，就觉得浑身的骨头是又酸又疼。白天他就坐在船头，捶着自己的腰，捏着自己的肩膀，还把两条胳膊甩来甩去的。来喜看到他的样子，就对他说。 呵， <laughs> 这船舱里的地方小，哎，你晚上，呃，睡不好是不是啊？来顺说：“嘿，他老了，他身上的呃骨头都硬了。”许三观觉得自己是老了，不能和年轻的时候比了。来顺啊，说的对呀，不是船舱地方小。 是我老了， <laughs> 我年轻的时候啊，别说是船舱了，哎，那墙缝里啊，我都能睡呢。他们的船一路下去，经过了大桥，经过了安昌门，经过了静安，下一站就是皇殿了。这几天阳光一直照耀着他们。 冬天的积雪在两岸的农田里，在两岸农舍的屋顶上时隐时现，农田显得很清闲，很少看到有人在农田里劳作，倒是河边的道路上走着不少人，他们都挑着担子或者挎着篮子，大声说着话走去。几天下来，许三观和来喜兄弟相处的十分融洽。 来喜兄弟告诉许三观，他们运送的这一船蚕茧，也就是十来天的功夫，能赚六元钱，兄弟俩每人有三元。许三观就对他们说：“哎呀，还不如卖血呢， <laughs> 卖一次血呀，能挣三十五元钱呐。那，哎呀，这身上的血呀。” 就是井里的水呀， <laughs> 呃，不会有用完的时候啊。许三观把当初阿芳和根龙对他说的话全说给他们听了。来喜兄弟听完了他的话，就问他：“哎，哎，这卖了血以后，这身体会不会败掉呀？”啊， <laughs> 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哦。 我就是这两条腿呀，有点发软，哦，哎，就像是刚从女人身上下来似的。来喜兄弟嘿嘿的笑，看到他们笑，许三观就说：“啊，哈哈，你们明白了吧？”来喜摇摇头，来顺说。 <laughs> 我们呐，呃，都还没有上过女人身体，我我们就不知道那下来，呃，是怎么回事啊？许三观听说他们还没有上过女人身体，也嘿嘿的笑了，笑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 <laughs> 你们呐，卖一次血就知道了。”来顺儿就对来喜说：“哎。” 我们去卖一次血吧，啊？哎，把钱挣了，还知道从女人身上下来是怎么回事？ <laughs> 这一举两得的好事为什么不做呀？他们来到了皇殿，来喜兄弟把船绑在岸边的木桩上，就跟着许三观上医院去卖血了。走在路上。 许三观告诉他们：“啊，呃，这人的血呀有四种，第一种啊是 O，啊，呃，第二种呢是 AB，呃，第三种是 A，呃，第四种是呃 B。”来喜问他：“哎哎，这几个字怎么写呀？”“哦，哎，这都是外国字。” 我不会写，我呀只会写第一种 “O” 啊，也就是画一个圆圈儿。哈哈，我的写呀就是一个圆圈儿啊。许三观带着来喜兄弟走在黄店的街上，他们先去找到医院，然后来到河边的石阶上。许三观拿出插在口袋里的碗，把碗给了来喜，对他说。 哎，卖血以前要多喝水啊！这水喝多了，身上的血呢就淡了。这血淡了，你们想想啊啊！这血是不是就多了呀？来喜点着头，接过许三观手里的碗，他问许三观：“哎，那要喝多少啊？八碗啊啊！八碗。” 来喜吓了一跳，哎哎哎！八碗喝下去，那还不把肚子给撑破了呀？ <laughs> 我都能喝八碗啊！我都快五十了，你们两个人的年龄加起来还不到我的年龄，你们还喝不了八碗啊？来顺对来喜说：“嘿嘿。” 哎，他都能喝八碗，我们还不喝他个九碗十碗的啊？许三观说：“哎，不行，最多呀，只能喝八碗，再一多呀，你们的尿肚子就会破掉啊，就会和阿芳一样了。”哎，阿芳是谁呀？哦， <laughs> 呃，你们不认识。好了。 你们快喝吧，啊，每人喝一碗，要轮流着喝啊。来喜蹲下去舀了一碗河水上来，他刚喝下去一口，就用手捂着胸口叫了起来：“哎，太冷了！哎，冷的我肚子里都在打抖了呀！”哎，来顺说：“啊，这冬天里的河水，那肯定是很冷啊。” 那碗给我，我我先喝。来顺也是喝了一口后叫了起来：“啊，不行，啊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啊，太冷了，冷的我受不了啊！”许三观这才想起来还没有给他们吃盐呢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了盐递给他们：“哈哈哈，来，你们先吃盐啊。” 先把嘴吃咸喽，嘴里一咸呐，就什么水都能喝了。来喜兄弟接过盐去吃了起来，吃了一会儿，来喜说他能喝水了，就舀起一碗河水，他咕咚咕咚连喝了三口，接着冷的在那儿哆嗦起来了。 <laughs> 这嘴里一咸啊！ 哎，是能多喝几口水啊！他接着又喝了几口，将碗里的水喝干净后，把碗就交给了来顺，自己抱着肩膀坐在一旁打抖了。来顺一下子喝了四口，张着嘴叫唤了一阵子，冷什么的，才把碗里剩下的水又喝了下去。许三观拿过他手里的碗，对他们说。 哈哈，还是我先喝吧，啊，你们看着点啊，看我呀是怎么喝的啊。来喜兄弟坐在石阶上，看着许三观先把盐倒在手掌上，然后手掌往张开的嘴里一拍，把盐全拍进了嘴里。 他的嘴巴一动一动的，嘴里吃咸了，他就舀起一碗水，一口喝了下去。紧接着又舀起一碗水，也是一口喝干净。他连喝了两碗河水以后，放下碗又把盐倒在手掌上，然后拍进嘴里。就这样。 徐三官吃一次盐，喝两碗水，中间都没有哆嗦一下，也不去抹掉挂在嘴边的水珠。当他把第八碗水喝下去之后，他再伸手去抹了抹嘴，然后双手抱住自己的肩膀，身体猛烈的抖了几下。接着，他连着打了几个嗝，打完嗝，他又连着打了三个喷嚏。 打完喷嚏，他转过身来对来喜兄弟说：“啊，我喝足了，你们喝吧。”来喜兄弟都只喝了五碗水，他们说：“啊，哎，不能喝了，啊，再喝肚子里就要结冰了呀。”许三观心想，一口吃不成个大胖子。 他们第一次就喝下去五碗冰冷的河水，这已经不错了。他就站起身来，带着他们去了医院。到了医院，来喜和来顺先是验血，他们兄弟俩也是 O 型血，和许三观一样，这让许三观很是高兴。他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们三个人呐，都是圆圈血呀！”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 在黄店的医院卖了血以后，许三观把他们兄弟俩带到了一家在河边的饭店。许三观在靠窗的座位上坐下，来喜兄弟坐在他的两边。许三观对他们说：“哎，这别的时候啊可以省钱，哎这时候就不能省钱了啊！你们那刚刚卖了血，两条腿。” <laughs> 是不是发软啦？许三观看到他们在点头，就又说：“哈哈，从女人身上下来时啊，就是这样，两条腿软啦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时候啊，要吃一盘炒猪肝喝上二两黄酒啊，这猪肝是补血的。” 哎，这黄酒啊是活血的。许三观说这话时，身体有些哆嗦。来顺对他说：“ <laughs> 你在哆嗦？ <laughs> 你从女人身上下来时，哎，除了腿软，哎，是不是还要哆嗦？” <laughs> 许三观嘿嘿笑了几下，他看着来喜说。 来事儿说的也有道理啊！ <laughs> 我哆嗦呀，是连着卖血。许三观说着，将两个食指叠到一起，做出一个十字继续说：“十来天呐，啊，我呀卖血卖了四次，呃呃，就像是一天里从女人身上下来四次啊。” 哎呀，这时候啊，就不只是腿软了，这时候啊，人会觉得一阵阵的发冷啊。徐三官看到饭店的伙计正在走过来，就压低声音说：“哎，你们呐，都把手放到桌子上面来啊，不要放在桌子下面，像是从来没有进过饭店似的。”嗯。 要装出经常进饭店喝酒的样子，都把头抬起来，胸膛啊也要挺起来，要做出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。 <laughs> 啊啊，这点菜时啊，手还要敲着桌子，声音呐要响亮，这样啊，他们就不敢欺负我们啊。这菜的分量就不会少，这酒里面啊。 也不会掺水啊！哎，伙计来了，你们呐就学着我说话啊。伙计来到他们的面前，问他们要什么。徐三观这时候不哆嗦了，他两只手的手指敲着桌子说：“啊，呃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的右手拿起来摇了两下说。 啊，呃，黄酒给我温一温啊！伙计说一声知道了，又去问来顺要什么。来顺用拳头敲着桌子，把桌子敲的都摇晃了起来。他响亮的说：“哦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。”下面该说什么了？来顺一下子想不起来，他去看许三观，许三观扭过头去看着来喜。 这时候，伙计去问来喜了。来喜倒是用手指在敲着桌子，可是他回答的时候声音和来顺一样的响亮。哎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。下面是什么话？他也忘了。伙计就问他们：“黄酒要不要？”温一温呢？来喜兄弟都去看喜三官。 许三观就再次把右手举起来摇了摇，神气十足的替着兄弟俩回答说：“啊，那当然啦。”伙计走开后，许三观低声对他们说：“哎呀，我没让你们喊叫啊，我只是要你们声音响亮一些。你们喊什么呀？这又不是吵架。” <laughs> 哎，来水啊！你以后要用手指敲桌子，你用拳头敲，哎，这桌子都快被你给敲坏了。哎，还有啊，哎，最后那句话是千万的不能忘，黄酒一定要温一温。啊，说了这句话，别人一听就知道你们呐是经常进出饭店的。 哎，这句话是最重要的。三个人吃了炒猪肝，喝了黄酒以后，回到了船上。来喜解开缆绳，又用竹篙将船撑离河岸。来顺在船尾摇着橹，将船摇到河的中间。来顺说了声：“啊，我们要去虎头桥了。” 然后，他身体前仰后合的摇起了橹，橹桨发出吱哩吱哩的声响，劈进河水里，又从河水里跃起。许三观坐在船头，坐在来喜的屁股后面，看着来喜手里横着竹篙站着。船来到桥下时，来喜用竹篙撑住桥墩，让船在桥洞里顺利的通过。 这时候已经是下午了，阳光照在身上不再发烫。他们的船摇离黄殿时，开始刮风了，风将岸边的芦苇吹得哗啦哗啦的响。许三观坐在船头，觉得身上一阵阵的发冷，他双手裹住棉袄，在船头缩成一团。摇橹的来顺就对他说：“哎，你下到船舱里去吧。” 你在上面也帮不了我们，你还不如下到船舱里去睡觉呢。来喜也说：“哎哎，哎，你下去吧。”许三观看到来顺在船尾呼哧呼哧的摇着橹，还不时伸手擦一下脸上的汗水，那样子十分起劲儿。许三观就对他说：“哎呀，你卖了两碗血。” 力气还这么多，一点都看不出你卖过血了。来顺说：“哎，刚开始啊，有些腿软呢。哎，现在我的腿还一点都不软了。哎，你问问来喜，他的腿软不软呢？”来喜说：“哎，我早软过了。”来顺就对来喜说：“哎，哎，到了七里铺啊。” 我还要去卖掉他两碗血，哎，你卖不卖啊？哎，我卖呀，又又三十五元钱呐。许三观对他们说：“哎呀，你们到底是年轻啊，我不行了，我老了，我坐在这里是浑身发冷啊。哎呀，我要下到船舱里去了。” 许三观说着，揭开船头的舱盖，钻进了船舱，盖上被子，躺在了那里。没有多久，他就睡着了。等他一觉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船停靠在了岸边。他从船舱里出来，看到来喜兄弟站在一棵树旁。通过月光，他看到兄弟两个人正嘿呦嘿呦的叫唤着。 他们将一根手臂那么粗的树枝从树上折断下来，折断后他们觉得树枝过长，就把它踩到脚下，再折断它一半然后拿起粗的那一截儿走到船边。来喜将树枝插在地上，握住了；来顺儿搬来了一块大石头，举起来打下去，打了有五下，把树枝打进了地里。 只露出手掌那么长的一截儿。来喜从船上拉过缆绳，绑在了树枝上。他们看到许三观已经站在了船头，就对他说：“哎，你睡醒了？”许三观举目四望，四周一片黑暗，只有远处有一些零星的灯火。他问他们：“哦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” <laughs> 哎，不知道是什么地方，不过还没有到虎头桥呢。他们在船头生火做饭，做完饭，他们就借着月光，在冬天的寒风里，将热气腾腾的饭吃了下去。许三观吃完饭，觉得身上热起来了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我现在暖和了，我的手啊也热了。” 他们三个人又躺到了船舱里，许三观还是睡在中间，盖着他们两个人的被子，他们的身体紧贴着许三观的身体，三个人挤在一起。来喜兄弟很高兴，白天卖血让他们挣了三十五元钱，他们突然觉得挣钱其实很容易，他们告诉许三观。 他们以后不摇船了，以后把田地里的活儿干完后，不再去摇船挣钱了。摇船太苦太累，要挣钱，他们就去卖血。来喜说：“哎，这卖血，哎哎，真是一件好事儿啊！挣了钱不说，还能吃上一盘炒猪肝，呃，喝上黄酒。 <laughs> ” 平日里可不敢上饭店去吃这么好吃的炒猪肝啊！哎呀，到了七里铺啊，我们再去卖血。许三观连忙的摆摆手：“哎呀，不能卖了啊！到了七里铺啊，不能再卖啦。”许三观卖血记播送完了，录音：曲播、音效合成：严娟。 由佳佳听书馆录制提供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